我们大多的时候都是生活在选择里，尽管如此的不情愿，也是必须得去面对。这就是人生。来到了夏天，天气说变就变呢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说下雨就下来了，谁来给我送伞呢？